第一次演出啊，第一次不错了哈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可以啊，圣诞啊，是什么？圣诞的意义是什么？是礼物吗？是你彼此送礼、接受礼物是吧？其实这这些都是要提醒我们，神已经把最好的礼物赐给了我们，对不对？两个小伙子啊。 哥弟俩他们在圣诞的前一个星期去爷爷奶奶家过夜了哈，像他们在睡觉之前就在那个床边跪下来祷告啊，他们家有这个习惯了，小孩子在睡觉之前要跪下来祷告。那弟弟呢就祷告咯，很大声呢，上帝呀，赐给我脚踏车哦，上帝呀，赐给我电子游戏呀。 上帝呀，他的哥哥就拽他，就是干嘛你？他说神没有耳聋呢。他说我知道，不过奶奶耳聋。 <laughs> 都是为了礼物啦，礼物啦哈，圣诞节都是礼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那个，我听说一个人啊，他买那个什么，买给他妻子，哇，很大颗的钻石那戒指呢，很大颗的。 像他的同事听到，同事问他：“哎，你不是说你的老婆要的是豪华车吗？要买一部车给他？”然后说：“我知道，不过豪华车哪里找假的？”所以哦，我们要记得啊，圣诞啊，其实啊，圣诞是什么？圣诞是神的礼物呢，神把最好的礼物赐了给我们。可是那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耶稣啊，是永生嘞。 永生白白赐给我们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所经历的圣诞节，我们所看见的圣诞节，已经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啦，很复杂、很混乱，甚至很莫名其妙。今天的圣诞节已经是什么商业化了？其实我们应该除掉一切这种人为的习俗啊，这些很复杂的东西啊，它的外在的一这些包装啊。 来看见圣诞节原来很单纯、很有意义的的这个事情，就是神他降世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神把最好的礼物赐了给我们，所以唯有这份礼物，当我们来认识这份礼物，我们才知道这礼物是神接着他自己的儿子，把自己的永生白白赐给人。 那唯有这一份礼物，才真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；唯有这份礼物，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带来医治、带来帮助、带来修复。所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礼物才是那啊！圣经跟我们的经节说什么？说不尽的恩赐啊！啊，《格林多后书》九章十五节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无与伦比的礼物。 唯有神给了人这份礼物，才是那无与伦比的礼物，就是比不上的。人送给人的东西，无论你送什么东西，都比不上神已经送给人的礼物。为什么这份礼物，圣经说是无与伦比的呢？那个是说不尽的，人的言语形容不了的。这神赐给人的礼物，我们来看那经节，刚才啊爷爷读的经节。 里面啊，啊，给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礼物是那无与伦比的哈？刚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那一章二十一节，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因为在这段经节里面藏了这个奥秘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耶稣是神赐给人无与伦比的礼物啊。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。我们再看四个名称。 这四个名字呢，来形容了耶稣这份礼物给我们这个理解这个启示。为什么这礼物是别的礼物比不上的哈？一就是他称为耶稣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耶稣是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。 然后二十三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，大声，以马内利啊，这个是第二个名字，我们记下来哈。很多启示的在这个名字里面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礼物包括什么？神的同在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三个是在哪里？就是二章一节啊，西 当西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他是王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”那接下来，另外第三节，西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呐。耶路撒冷和阿城的人也都不安。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诞生在何处？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份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了，是叫耶稣、以马内利、王，还有也基督、基督。那这四个字什？么？这四个名称带着什么意思呢？ 他给我们看见的，而且理解为什么圣经说这礼物才是那无与伦比的？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耶稣什么意思吗？在希伯来文叫耶耶乎书啊，耶和书啊。今天我们叫耶稣呀，或者在新约里面叫耶稣。耶稣的名字意是什么？神会拯救耶和华。 会拯救，也就是说，这份礼物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接着耶稣基督，他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人间，就是来怎么样？来拯救，来拯救世人，拯救世人干嘛？脱离什么？拯救世人脱离人的罪啊，罪的辖制，罪的结果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给人带来救赎。 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来拯救，神接着耶稣要把这救赎白白赐给世人，这是他赐给世人的礼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都有罪，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天生、诞生的时候已经带有罪性。 而且这罪性是人与神隔绝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，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。在世上世间的人，自古以来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而且带着罪性。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，都是活在罪性里面。有些外表看起来比较明显，有些没有那么明显。 不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有罪性，而且罪人行出来的就叫罪行，而且罪人都必须死亡。圣经说，没有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，人罪人都得死。而且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之后，我们的灵魂还是活着的。灵魂要去哪呢？我们的去处是哪里呢？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是被打入。 一个没得着永生的灵魂是被打入到地狱里面的火海里面，永远在火海里面。如果神因为爱世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就是要替代你我付出罪的公价。罪的公价是什么？死亡，罪人都得死。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要拯救你我脱离罪。罪的哪两点？罪。 的瑕疵，今天人都有罪的瑕疵，不用人教的，我们都有罪的罪性，而且我们有罪的瑕疵。你看小孩子，你不用教他们，他们都会自私，都会为了玩具打架，甚至你教他们不要这样，他们还是会的。这是人的罪性啊，人的罪性。所以人的罪性使人活出罪行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脱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瑕疵。 使我们不会被捆绑在罪里面，还有这个救赎也使我们脱离罪的结果。罪的结果是什么？沉沦火海，永远与神隔绝，永远、永远的、永恒的与神隔绝。耶稣的救赎使人脱离不但罪，现在现在在我们生命里面罪的瑕疵，也脱离罪带来将来带来的的结果，就是永恒的沉沦火海。 耶稣的救赎，钱买不到，那是无与伦比的恩赐。今天，如果你在无论你在生命里面面对什么样的罪恶的残累啊，或者你是别人罪恶的目标，你受了伤害等等，罪的这些瑕疵，圣经告诉你我，耶稣来就是叫我们脱离一切罪的瑕疵。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，人。 改变不了自己的，无论是吸毒也好，酗酒也好，无论是什么问题，人改变不了自己。如果人能够改变自己，也都是暂时的，因为那个罪性没有改变。所以，当人使劲的改变自己的时候，其实他没有改变问题，他也没有除掉问题的根。问题的根是什么？是罪性。只要人带着这罪性。 迟早罪行还是会露出来，所以迟早他还是得要沉沦火海，因为罪性改不了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：，耶稣来就是拯救人，能够脱离这个罪性，他是连根拔起，把罪一一的连根拔起，就是连根除掉。所以这份礼物是无与伦比的，耶稣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罪恶的瑕疵 罪恶的结果，阿门。那是第一个，第第一个名称。所以，所以在以佛所书啊，我们看以佛所书的第一章七节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什么救赎啊？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，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所以在古时啊，犹太人啊。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生涯、他们的文化，他们预表了圣经的真理啊。古时犹太人他们每一年一年一度得献祭，一年一度就的这个赎罪赎罪祭，他们把这个赎罪祭要带到那个圣殿，说来自四面八方啊，犹大、以色列四面八方，他们要来到圣殿，带着他们的这个赎罪祭啊的这个山羊的羔羊，一年一度宰杀。 而且这这代表什么？因为圣经说没有流血最不得赦免，所以他们暂时性的用山羊、羔羊的血。所以一年一度他们的大祭司啊，也得做这个宰杀羊群的这这个工作，很血腥的，很血腥的。那他也要代表整个以色列哈，犹大族，整个以色列大祭司要代表整个以色列，要选两头这个山羊。 这个代表全以色列的两头，第一头呢，他宰杀，他的血要洒在那祭坛上；第二头，他要怎么样呢？那个他要按手代表说，把整个以色列的他们的罪全部转移到这山羊身上。然后这头羊啊，他不宰杀，这头羊要把它迁移到旷野里面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很遥远的地方，让它迷失在旷野里面。 这三羊呢，完全没有能力回到以色列，很远很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回到以色列就是他们罪又再回来了，所以呢，他们要确定把他带到非常遥远的旷野里面，那边被狼吃掉或者怎么了哈？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们献了祭之后呢，罪呢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其实这预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的救赎。 就是说，其实他们所宰杀的这羔羊，其实代表耶稣那赎罪的羔羊。所以耶稣来就是为了替代你我被定十下，架。那他献上他的生命，就是好像那一头第一只山羊哈，得洒血，洒了他的血，舍出他的生命。义代表不义的，献上赎罪祭。就因为耶稣的这个献祭，我们的罪。 永永远远不会回到我们身上，而且耶稣所做的工作，你知道是为了谁吗？普天下人呢，不是只是为了基督徒，或是为了某一个族类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了全世界的人，把自己献上了，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赎罪祭，代表你我付出罪的工价，那乃是死亡，使你我的罪。 永远的不会回到我们身上，永远的，永远的。所以这个礼物怎么比较呢？这是无与伦比，这是神主动的。所以今天得救不是你我的功夫嘞，不是你我两根人修尽修做啊这些你哦，不是你我做尽工作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以神做尽的工作来拯救死的人，是神拯做尽一切的牺牲来把人赎回来。 神付出了代价，他付出了代价，所以这个是多么好的礼物啊！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这就是圣诞的礼物，神要付给人的。所以耶稣这份救赎呢，告诉我们说，神已经付出一切的代价。所以第二只那山羊就是被牵到远远远远的旷野里面。 你我的罪再也不会回来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你我生命里面的罪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罪，完全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圣经在在诗篇里面呢，一百零三篇的十二节说：“东离西有多远？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”我问大家啊，东离西有多远？可以衡量的吗？ 不可以衡量的嘞，东离西有多远？你一直往东，一直往东，没有一终点的嘞。你一直往西，一直往西，也没有一个终点的。整个地球是圆的哈，所以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，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。敬畏耶稣的所成，也就是什么永恒的、永远的、无止境的饶恕，永远永恒的救赎，我们的罪再也不会回来。也就是说，神不向我们讨罪。 因为耶稣付出了代价，所以这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他的第一任务就是做耶稣。耶稣书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说：“神来拯救，神来拯救，神今天要来拯救你。”我们今天人类，我们人生命里面的一切的伤痛，到头来它的根源，它是来自人的罪。所以今天我们在。 欢庆圣诞，圣诞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就是圣诞的意义。神来到我们当中，除掉这一切罪的根，使罪带来的伤害败坏，完全的从我们生命里面，把一切的果效抹掉，包括病痛，包括分离，包括一切人的悲伤。它的源头是罪。圣经说，神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把它罪的根拔出来，叫我你我得着。 救赎。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人需要赦免，人都需要赦免。所以人之初不是性本善，性本恶，人都需要赦免。所以神也知道啊，因为如果人最大的需要，如果人今天最大的需要是资讯、是知识的话，神会给我们差派什么？给我们差派一个教育学家、一个教育家、一个老师。如果人今天最大的需要呢，是科技？ 来拯救我们的话， <laughs> 是科技的话，神会开派一个科学家；啊，如果我们最人类最大的需要是是金钱是财富，神会给我们派一个经济学家吧。可是因为人最大的需要是赦免是救赎，神给我们差派了他自己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人最需要的就是救赎。 那就是耶稣的意义啊。第另外，第一个名字叫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就是 Emmanuel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在经节里面，它也有一个一个啊解释。以马内利在原文里面就是意思就是神的同在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那这礼物，也就是说，这礼物不但神赐给人的礼物，不但带来救赎，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罪的。 败坏罪的结果，这礼物给我们带来什么？神神的同在，有没有神的同在？谁有神的同在？在你生命里面，你说这礼物怎么怎么跟他比较？有什么礼物能够跟与这个比较的？为什么神要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自古啊，祭司必须是从人群中选拔出来的，因为做这个祭司的代表人啊，献祭祭司必须是代表人的。 不是一一另外一种一种族类的，他必须是从人当中选拔出来，他才理解人的软弱、人的挣扎、人的状况，他代表人来献祭，所以耶稣必须来到我们当中，诞生在我们当中，拿起人的样子，替代你我来到神面前献祭，祭师必须是从人群当中选拔出来的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道成肉身啊，就是因为他要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活在我们当中，他与我们一起喝，一起吃，一起睡，一起笑，一起走，一起哭，使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和挣扎。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二章的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指耶稣啊。 围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今天神的话语告诉你，耶稣因为他活在我们当中，道成肉身，他知道。 我们受的试探，因为你所受的，我所受的，他也受了，所以，他不是在远远、遥远、遥远，在天空里的那位神不理解我们人的悲伤、伤痛、挫我们面对的患难、挫折、愁苦，他完全的能够体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受过这一切的试探，可是他没有屈服于这试探。 不像你我都屈服于试探，我们屈服在试探的跟前，我们伤害自己，我们吸引，我们酗酒，我们活在罪里面。甚是我们觉得我们有理由能够悲伤，因为我们面对种种的这种伤痛。耶稣就是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能够也体会这一切的试探。他知道你的挣扎。今天好消息就是好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神全能的神不但爱你。 他也理解、知道、明白、体恤。圣经用这字“体恤”，体恤你生命里面的悲伤、伤痛、挣扎、疑惑、惧怕，他都感觉过。而且他今天带着他的大能要来帮助你，因为他体恤，他谅解。所以马槽里的婴孩带来的就是神的体恤、神的同在。他今天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。 他的同在要围绕你，他亲自要来把你带到他的怀抱里面来照料你、眷顾你，因为神他能够体恤我们的挣扎。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：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神明不明白我们的的挣扎，神明白。 神了解，神了解你的伤痛，你知道吗？神了解你的伤痛，神不撒谎，所以你看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要来体会，要来亲自来体会我们的软弱。可是圣经说他没有犯罪，我们一被试探就犯罪了，就跌倒了，就跪下来了。可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来代表我们。 献祭，因为他是人，要记得哦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完全是人呐，他不是神呐，在世上他拿起人的样子，他拿起人有的限制和软弱，可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现在代表你我做我们的祭司来到神面前，而且能够代表你我把自己献上。圣经说那义的代表我们这些不义的。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罪的公价，无与伦比的恩赐，无与伦比的礼物，没有别的礼物能够比这礼物比得上。而且得哦，是礼物哦，礼物就是说你不给钱呢，你没有付出，是他付出，是他付出。第三个名称是什么？记得吗？王。所以圣经说他不但是耶稣，这礼物称作耶稣神的救赎。 这礼物也是以马内利，神的同在，神的体恤，神的谅解。圣经的形容这礼物为王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权柄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要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、来掌管、来带领我们，来把他的权柄加在我们身上。 叫我们脱离魔鬼， <laughs> 魔鬼出现的是吧？ <laughs> 什么东西呀？ <laughs> 你看，谈到他他是怕了，他刚刚跑掉了哈。也是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要当王，打破魔鬼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柄。我们当我们把生命归向这万王之王，一切别的属灵权势。 得离开，得屈服于这万王之王的权柄。耶稣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做王，他是那最好的王，为他的百姓牺牲自己的王。所以，当西律王啊，那个时候的的西律王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，说有一个王诞生在他们当中，哎呦，他苦恼了，他就气了，他就怕了，因为他是那个最没有安全感的的王，西律王。 很解耳的，如果你读过以色列的历史，这个希律王是是太个为再够派嘞，他是哎呦，他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掉，把自己的的妈妈杀掉，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杀掉，因为他怕他们会挑战他的王位，三个儿子全杀掉，哎呀，他是很可怕的一个人，希律王啊，甚至他要在死之前哦，他吩咐哎。 他在死之前呢，他吩咐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死了以后没有人会为我哀悼的。我要你在我死之前，把一切最有名望的人，整个国度最有名望的人，把他们全抓，把他们全关在监牢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：我一死的时候，我要你们马上把他们全杀，杀死。那会有很多哀声，整个国度会有很多哀声。我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死，没有人会他。” 百姓会欢庆嘞。他说：“我要有哀声，在我死了之后。”你说这个人邪恶不邪恶？哈，很邪恶嘞！这个西律王，他就听到说有王诞生在他们当中，他就怕了了，他就怕了，所以他就吩咐，他就下命令，宰杀、屠杀一切的男婴嘞，两岁以下的男婴全杀。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救主，不知道哪一个是耶稣，管他是哪一个，全部两岁以下全杀死。 哎呀，这个人是邪的不得了，恶的不得了了。可是呢，他不知道，当耶稣说他要做王，是属灵里面的王，神的国度的王，不是我们世上的王。所以，可是金杰却告诉我们，不但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王，使我们脱离邪恶的权势啊和辖制。不过，在 不久的未来，他将要回来掌权，做这全世界宇宙的王。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说：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”所以耶稣要来了啦！刚才在那个话剧里面有提。 读到那经节，他们也说到说，耶稣的来临确实确实应验了无数好几百个预言，在旧约里面的旧约里的预言呢，有四千年、五千年、六千年的预言，已经预言几百个预言，说有一个人会诞生，他会他名字叫什么？他会诞生在哪里？他生平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会怎么样为世人献上他自己？ 几百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几百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耶稣会再来。无数的预言说他也会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说我们活在真实世界的末代，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在中东方，在世界上的的事情，圣经已经预言说会发生的事情，这些都是主来之前将。 一定要发生的事情，这些战争、这些瘟疫呀，这种病菌、瘟疫，这些海啸、地震等等，会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，而且然后耶稣就会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欢庆圣诞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他要回来，他将要做王。第三个名称是什么？第四啊，第四个了了。基督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 Jesus Christ 这个 Christ 这个字，基督受膏者，受膏者是什么？神高抹了他，就是神所高抹的。神的高抹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这种啊礼仪呀，高抹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拣选的，神所高抹的，神把能力、权柄加在他身上的，神所呼召的，这个就是那神所高抹的。 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圣经说耶稣就是那神所高摩、神所拣选、神所加于力量全并的？他得到这高摩神的这拣选、力量、全并恩高是干嘛的？为什么这礼物带着神的这恩高呢？恩高是做什么的？你知道吗？好事情啊！ 路加福音的四章，所以，我们今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份礼物。为什么这份礼物是无与伦比的呢？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八节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这个是谁在说话？耶稣，耶稣在世上生平第一次讲到，被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的四章，他是被以赛亚书里面的经节啊，他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 因为他用高高哦，啊，就是这这个意思。为什么神把神拣选了他，把能力超然的能力加在他身上？为什么记得哦，记得哦，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个人哦，他也是需要神的帮助，神的供应，神加能力量给他哦。所以他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个你要知道，因为神要在你身上做一样的事情。然后神高用高高了他。 也说神拣选了他，神把能力加在他身上，神把资源也也赐在他生命里面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要不全病赋予他，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 就是说，神拣选了他，给予他全柄能力，就是来到我们当中，能够什么？把福音给传给谁？贫穷的人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使他们脱离贫穷，脱离缺乏。耶稣带着神的能力、资源来到人的生命里面，来使人脱离捆绑，脱离贫穷的捆绑、缺乏的捆绑。他差遣我报告，被掳的得释放。 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今天是否有任何东西捆绑了你？有什么惧怕、压制了你？有什么疾病今天缠在你的身上？根据神的话语，耶稣来就是带着神的高摩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权柄，来除掉这一切一切捆绑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谁要自由？在我们生命里面。 我们大家都要自由，所以你看，在人类的无论什么文化里面了哈，他们要惩罚一个囚犯，往往他们会用什么方式，拿掉他的自由，把那囚监在在在监牢里面，因为人需要自由，人需要自由。今天可能你不是在监牢里面，可是你的心被困在监牢里面，种种的伤痛、伤害，甚至是回忆。 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辖制了你，把你困在监牢里面，那个悲伤的监牢里面。神说，他给予人的这份礼物，有能力、有权柄，打开牢房的的门，让我们走出来，让人能够得着自由。神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，神要来保守你。我们人需要神的保守。 我们保守不了自己。刚刚想起我的这个见证，这个是在英文部分享过。刚刚上个星期分享，不过前个星期分享，没有在华文部分享。刚刚两个星期前，神保守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差点失去我们的的老二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刚刚两个星期前，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几天，就去因为他们的假期嘛，学校的假期，我们带他去马来西亚一个小度假村去度假几天啊。刚到的时候，哎。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刚到的时候，小孩子说要游泳，要游泳，我们就下去那个游泳池那边哈。刚刚到而已，跟我太太刚刚在摆那啊那个椅子哈，在摆来摆去，不知道说哎呀，不要这这太热了吧？那边哪边？我们走去那边，在那边摆啊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感动我的心，我的太太在场，忽然间我的心里面有一东西呢，你往后看，我看看什么？我看看。 我们的游泳那个游泳，那个时候没有人，游泳池那边没有人。我们是第一个到的，这个我看到边什么东西？哎，他们水里面有东西在动了。我跑过去，原来是我的老二在先，已经只要差了十五秒、二十秒，我们已经没有了他了。你知道他已经在我们在摆东西的时候，说他已经跑到那个的滑水道是吗？那个叫滑水道。啊。 他滑水一滑进去，它挺深的嘞，因为他连个子这么矮哦，他马上进去，他已经已经将近溺毙了。哎呀，要不是神的保守哎，忽然间有这个感动，就往后看，哎，怎么有东西在里面在在动哦？跑过去，差操，把他拽出来嘞。他哇，真的下来，我看到他的。 已经两三个星期，我一直在想着他的那个脸孔，在在水里面样，那个脸孔，哎呀，只要十五秒、二十秒，我们就已经失去他了。要不是神的眷顾，把他拽出来，他 <laughs> 他继续说：“哎，我忘记了我的眼镜。”我是不是眼镜的问题，你这个瓜，你神的眷顾啊，神的眷顾，这个是第二次了。” 我经历这个第二次，第一次是我自己的侄儿，二十年前，在我们在维说胖，在东海岸的那个公寓哦，晚上有那个烧烤啊，barbecue 啊，也是这样子，就在那烧烤烧烤，而且他的游泳池很暗啊，那个时候，就烧烤这边有灯光哦，烧烤忽然间，哎，很感动呢，我的心说，往后看，我往后看看什么？我看到就刚好那一刹那那一瞬间哦，我看见一个小小孩子。 进去水里面，他在那边这样砰砰砰砰砰砰掉进去了。我就这样就往后看，就就那就那一秒而已，就一秒钟差别，一秒钟之后就看不见了。就转过去就说：“我看到一个东西掉进去。”我跑过去是我的侄儿，那个时候他四岁，三岁多了。哇！把他拽出来，神的保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大家知道说，我们人没有能力保守自己。 没有能力。今天神要我们知道，他来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要保守我们，他眷顾我们，他要我们知道，他要保佑我们。今天这礼物是无与伦比的，无与伦比的，钱买不到的。我真的几个星期了，我也不要再去谈了。我我没有再跟我太太再谈这件事情。不过我也是看到真那一幕，我的孩子在水里面叫的那一幕，我说子华。 多几秒钟，他没了，而且他已经沉下去。多几秒我也看不见了，从那个角度看不见了，就刚刚好看到一个东西这样进去。神的眷顾，大家我们可以来信靠神。神是爱世人的神，他要保守世人，他经历无数的伤痛，就是为了要来摸着人，能够来把人挽回。 把人赎回来，来爱，来眷顾，来保守，来救赎。今天，这是那无与伦比的礼物。你是否认识神？你是否认识神的眷顾、神的保守、神的供应？这一份礼物可不可以拒绝？不可以拒绝。他的这个经历啊，我听就听过这个故事，一个小，这个是在非洲的一个一个故事啊，那个主热学里面哈，老师教导孩子们。 关于什么是圣诞节？为什么圣诞节我们会送礼啊？他告方他解释给小孩子说：我们圣诞节送礼，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是欢庆神把他的儿子赐了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彼此送礼，欢庆神赐给我们这无比的礼物啊！这无无与伦比的礼物，我们也欢庆庆祝我们的之间的友谊和爱。这样子教导小孩子啊。那圣诞节来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啊。 就送了老师一个很漂亮的蚌壳啊，鸡壳哈，蚌壳很漂亮的，哎呀，这叫叫贝贝壳哈，要叫贝壳啊，贝壳贝壳很漂亮的贝壳。老师呢看到，哟，呦，好漂亮啊！我说你哪里找这样漂亮的贝壳？他就告诉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个一个海湾来的，离那边那边很多里路的哈。老师说那个是很远的地方哎，你干走那么远去找这个贝壳？ 送给我，老师很感动，很感动嘞。那小孩子怎么回答？小孩子就睁开眼睛说：“很高兴。”他说：“他说他，小孩子语气了。”他说：“走远远。”他说：“礼物包括走远远。”啊，礼物包括走远远。今天呢，我要大家知道，神也是走了远远的。他的经历啊，从天上啊，呃。 来到马槽里面，从马槽里面到石架上，从石架上到坟墓，从坟墓回到天堂，这一切的路程和经历，为了就是赎回你我。如果今天你你问神说，干嘛这么要这么麻烦，这么复杂？神说礼物包括走远远的，神经历了不少啊，把自己献上，把你我赎回到他的怀抱里面，这份礼物无与伦比。阿门。 我们大家站起来。